锵锵三人行，这个马先生对这个稀奇古怪的事儿哈特别感兴趣。 <laughs> 对，那我今天请教您一个问题啊，你说气死这事儿，算呃有刑事有法律责任吗？呃，没不一定有法律责任，但是肯定是有责任。 因为这个过去啊，过去说这人给气死了，都是那么一说。可能历史上也有些有很多文字记载，也记载有人就给气死了。但是我们没碰到时候不相信，就是这人怎么能有那么大气性呢？现在基本上能理解，就是属于心血管一类的疾病，就瞬间爆发了，就扛不住了。心肌梗塞啊！你一气大血往上涌。那不是？那我问一个问题，要比如说咱咱俩吵架，我没动手，我就是骂你。 你你当时就哎，你心心心梗了，就死了。肯定有民事责任，没刑事责任，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没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所谓的必然关系是指对每一个人都有。虽然你们之间这件事儿有必然关系，但是不是对每个人？他最多可以批评你，你指着另外一人你骂，最后你死了，他都死不了，还有这种事儿呢， <laughs> 对不对？呃，这没有必然。最多就是冒犯了，或者是呃失礼了，对，或者是说你你如果是。 侮辱了对，总之是，总之你不能说死罪判在你。这是什么呢？就这两天，就安徽省教育厅一个女干部，她开着车回自个儿小区，好像她走的那个门啊，走错了，走错门了。那保安呢，就不让她从这个门进，嗯，她就跟保安吵起来了，吵起来呢，呃，反正现在的有一个人死了，你就是死无对证。谁死了？保安气死了，保安六十三岁的这个当场这个老保安。 说他呀骂了这个保安，说你这看门狗，说你看门狗。然后呢，这保安走了两两步倒那儿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当然我看这个女的，她也是说，她说吵架，她也对我说了不尊敬的话，比方说是不是说，呃，保安有没有说你开车有什么了不起，对吧？等等等等，反正他这个我看，因为这个事儿挺大的，CCTV 新闻都报了，他把那个截图都有。 我看了一下，就这女的要从这个出口要进，她不是有杆儿吗？她进去干嘛呢？她说我进去掉个头就出来。其实她道理也不是太复杂，保安就不让她进。保安不让她进呢，我想她有她的道理。保安可能是执行某一种规定，就是他让你进了，有可能他扣奖金，你呢开扬长而去，是不是？他一个月就挣那点钱，肯定是他不会违反制度。结果在语言冲突中呢，呃，据现在的报道啊，因为这那个录像没有录音嘛。 就是说，他骂了这保安是看门狗。那我们也相信语言比较过激，因为那个女的自己承认说说了过激的话。她那个呃有有打马赛克的那个新闻，我觉得女的也很也也很真诚，就是她也不愿意出现这个结局。但是人和人处理这种过激就是过激行为的时候都失控，但这个结局呢是所有人没看到，一下就就就死了。这女的说了，我愿意赔偿啊，她承认这个后果。 如果不承认，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不承认。比如说，我没说什么，对，呃，我说了，我我说看门狗了，我也没说他，那现在他很容易去狡辩，对，或者说，呃，你有什么根据？医学上的根据说明他这个死亡死因跟我有必然的关系。我说这句话，我觉得他呃，他赔偿是怎么赔偿？什么？意思？他就说他尽他自己能力，民事嘛，民事嘛，这属于纠纷啊，就是可以协商。你比如我，比如说啊，我拿出十万块，对方说十万块钱，我心里要说。 呃，心里想的是八万，你拿十万块钱，他肯定就同意了。他心里想的八十万，你拿十万块钱，他就不同意。不同意，呢，就要不然就继续协商，要不然就诉讼嘛。诉讼这判也很有问题，就是如果真到司法上，就是刚才文涛说的，你怎么能证明他有必然的关系？比如我们认为是个巧合呢？就辩方律师、对方律师会说，我认为这个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呃巧合。那这个巧合中呢，你就要提供提供。 必然的关系，说这句话使他血压上升， <laughs> 这个这个怎么着那就很难了。这很难，你像那个那个保安应该获得赔偿，但是不一定是从那个女的这边获得。那从哪？他最少那个保安公司啊，那保安他是工伤啊啊对，这个他他是工伤，这个肯定要获得赔偿。但是工伤那工工伤当然了，也许保安公司说我们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啊。 那么你你之前你没有做合适的体格检查，就是说他他也许这样的身体状况，他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其实这个是应该工会，在这个方面介入才是最合常理的。对，但我相信这个女的如果说了这个话呢，她会引起公愤，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么戏剧性的这个这个这么悲剧的结果呢，使得大家对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啊。 这公愤会加强，但是直接的刑事关系责任好像好像谈不上。这个公愤里头啊，就有一种尊卑的这个这个东西。对，你知道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那天呢，我就看一篇文章啊，就讲这个非用。嗯，你知道，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陆啊，你知道好多有钱人家，就是呃，因为用非用是呃不不合法的，所以专门有一个地下的产业链。嗯。 办这个签证、护照都收钱的这一条线弄过来，花很多钱。有的人家啊，先交六万到十万，甚至最高记录有交一年六十万。你知道，这一年有有有钱人一年六十万都要请这个费用，可是这个费用的工资一年六十万，每个月五万啊，大部分钱都被这个黑中介眯了。这个费用啊，劳模啊，这个费用拿到的工资，实际拿到他手里的六千块钱。 那也一个月多过很多，香港就四千多块，对，港币哦，四千多块哦。可是你不要说这个六千块钱。所以为什么我就讲这个尊卑啊？他们很，他很有意思，就是用这个费用这么样的黑，呃，不合法，又很麻烦，有时候这费用就跑了。嗯。可是呢，就像上瘾一样，用过费用的家庭绝不会再用中国的保姆。嗯。你就就是。他有规矩。 对这个菲佣啊，它是什么？最后这这就是他们就说，你看中国人的问呃呃很有意思，说被骗了感情。菲佣对你啊没没有感情，可是菲佣所受到的训练，他所做到的事情，那真是让你觉得啊无微不至。怎么叫被骗了感情？我没明白。不是，就是说啊，这个你家里请了一个菲佣，这个菲佣一来，呃，你比如说你各种面料的衣服，嗯，他都会熨。 而且呢，你这个出门啊，男主人出门，家一直送到门前，然后剩下天天从早干活干到晚。然后比如说这有规矩的，家里的这个这个橱柜底下，一个星期给你擦干净一次，一尘不染。而且呢，不会多嘴，不会多嘴，就是你就是说他两句，你只要说他两句，下次就改，绝没有。可是相比之下，这个富豪雇了三四个中国农村里来的这个小保姆啊。 哎呦，到最后啊，他是爷，你知道吗？你是保姆，说两句就跟你吵，跟你翻儿，而且呢，动不动就是没规矩，没大没小，就是，而且就是家里什么电器都不会用，你知道吗？就是他最后会觉得菲用跟我们家是感情，可是实际对于菲用来说啊，菲用是专业，它是一种专业，哎，但是实际上菲用啊。 对他没感情，因为是这种黑护照、什么签证进来的。有的时候，这个费用现在经常发现跳槽的现象，就是有时候主人家把他的护照拿着，拿护照拿着，然后呢，因为感情好了呀，这个费用说：“我回去办一个什么签证。”这个主人呢就把这个护照啊就给他，给他之后一去不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费用一去不回来，主人呢就很失落，因为他觉得这个费用这么好。 是跟我们的孩子啊，孩子都把她当妈一样，因为太好了。可是你要知道，她提供的这个好，这个宾至如归的这个服务是她的专业。哎，你觉得这个里头啊，很有意思。就是你这我我就想到什么呢？相比之下，中国人其实挺平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中国这么多年的教化哈，我们中国人啊不大习惯于伺候人。说实在话，就是或者说。 没意识，或者说他骨子里他没觉得主人就就尊，或者说仆人就卑，哎，咱们其实挺平等的在骨子里。我们是这样，过去他强调阶级的时候是抹杀了一个东西叫等级，其实同样一个阶级中它也有等级。对，过去地主阶级中还有大地主和小地主之分呢，对不对？工人阶级也有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之分，这个等级的抹杀呢，这个这个我觉得至少有半个世纪以上吧。 这种等级的抹杀呢，使我们社会运转呢特别不畅，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难衔接。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很容易得罪人，说啊，就你等级高，不是这个意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社会衔接它总是要有要要有台阶儿的。人为什么愿意往上走呢？是因为有台阶儿的出现。如果社会拉平了，大家都不进步，进步没有意义，对不对？大家在一个平面上，如果我们社会是个平的，而且是旋转的，你 <laughs> 在哪儿都没有意义，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设置等级。呃，菲佣的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我过去老去香港嘛，看到人家里使用的菲佣，嗯，是不一样，就是他的礼数和他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的技能，你都没什么可挑剔的。那时候去还觉得一个菲佣挣四千港币很多的钱了，今天你在北京四千块钱港币，你是你不要说。 雇费用雇一个很好的保姆都未必能够雇得到，而且我们的保姆呢，他跟你形成了一个对立，虽然是一个阶级的，呃，按照过去说都是劳苦大众，对，你雇他你也是这个阶级的，但是他跟你从内心中呢是有一种对立情绪的，是这个对立情绪呢是在他那个阶层中是蔓延的，就是只要保姆之间的探讨都是想方设法从从主人家获取更多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愿意跳槽，为什么愿意跳槽呢？ 就是因为你跳槽的时候会获得更多的好处。哎，是是是是，你知道吗？现在不是说香港这呃学生们占中吗？我跟你说，他们不算最早的，最先占中的是菲佣， <laughs> 菲佣啊，他是合法的假期。这是香港一景，就是一到休息日、礼拜天。 绝对雇主他就不干活了，他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出去他也没地儿待，他就在中环那个地方广场上，呃，待着。你可以看看这这一景。 哎，你看，而且我再给你看看这个，在香港的那个豪宅里啊，我去香港看房子，所以寸土寸金，它总有菲佣一个地儿。但是你的主人住的是豪宅哈，菲佣他可以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拍了一张照片，你看，这就是洗衣房，嗯，底你看底下这个洗衣机和这个烘干机嘛。 就上边的这个，就是菲佣的床，嗯，这就是香港的这千尺豪宅里头，菲佣就住这么大地儿，你说这是？我我我一直觉得太不像话，香港的那个房屋设计啊，他留给的工人房啊，真是太不像话。但是菲佣他照样可以承受，而且他有的还很有文化。 有有的费用很多，大学毕业，是，他回到那么小的房间里边哈，还读英文小说，对，但他不来凑合你们，对，中环的景象哈，我曾经呃呃呃困惑过，因为你到中环去走走一下的话哈，你就发现他们怎么长得都那样啊， <laughs> 后来你去马尼拉才知道不是，菲律宾很多美女，对，你知道菲律宾你在马尼拉街头啊，其实是跟任何一个民族一样都有很多美女，但是他们挑到香港来的。 都是一些按中国人标准看来长得不怎么样的，我开始很困惑，我为什么这样呢？后来他们说很简单啊，因为他那个经纪公司啊都有录像带，拍了他的相貌，然后来挑的呢，大部分是香港的主妇哦， <laughs> 专门找丑的 <laughs> 主妇呢，挑选呢也为了这个和谐稳定，为了家庭和谐稳定嘛，然后就就找他们来。 不过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非常感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很深的一个问题，也面临到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问题。你讲到那个等级哈，嗯，最好的例子就《唐顿庄园》啊，那个英国电视剧，它真的就是表现。你看，它就算是工人哈，对，它下面也等级森严，而且有自己不同的道德、职业标准的追求。对，有很多人一辈子就想做一个贴身的奴仆。 <laughs> 我不愿意在厨房做，我就努力要做一个贴身的。那在我们经过革命训练的人看来，你不你不就是低奴才，想做一个好高一点的奴才？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对不对？然后做主人里边也是，你主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差，你也可以是很坏，但是你也可以很尽职，做得很好。这个我有一个同行汪辉嘛，前些年就写文章，就是讲。 前三十年跟后三千年关系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其中一个论断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他认为中国后来能够这么高速发展，就是因为在革命时期造成了一个世界上少有的人人平等概念。换言之，就是在中国，再低的农民工，再普通的农民。 他不觉得我一辈子要做这个阶层，嗯，我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往上去，嗯，就会反抗。当然了，批评这种观点的人说，就像我们刚才说，打破了社会的固有的文化秩序跟等级秩序，使得每个人呢干自己干的活的时候都不尽职，就不没有职业道德，对吧？但是另外一些人呢说，我呃碰到过那个美国的一些老板啊，开厂啊。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厂开在墨西哥跟开在中国什么不同？”他说：“开在墨西哥哈，他虽然年年人工要涨，但是那些墨西哥人就一直在帮他们打工。他在中国好处是人工不涨，因为他工人换；但是坏处是很快他们就不理你，他们自己山寨了。”嗯嗯嗯，就是明白。所以中国是最不愿意，就是我帮人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所以你你你这个这个革命论呐，到底是正还是反呢？非常值得讨论。对，它这个就是正是两种社会的一个基础。英国呢，它是老牌资本主义，所有资本主义都在它之后。它的建建立的社会秩序就是等级的建立。嗯。 我们是抹杀等级的简历，是完全跟他不一样的。完全不。那今天呢，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啊，你比如任何一个成功者，今天最愿意炫耀的是我过去是个穷孩子，我做保安的时候人，我今天可以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那就让所有人都不安心本职，不安心本质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你听任何人都说。 我就不想干我这行，我我跟医生聊天，医生就问我说：“哎，哪儿能开酒吧呀？”你听着他问的，你的这个都是没没关系的事，没错，没错，是吧？没错，每个人都不不安心自己的工作。你不要说保姆，我们有时候还不如保姆，保姆有时候还安心。你看菲佣，对你刚才看那个非常温情，对我现在感觉就是非常温情，他就是。 我辛辛苦苦的劳动一周，我这个节假日就是要放假，就是这个状态。你知道，这就是那段子上说的，就是咱们现在是什么？你比如就是，他这个教授不像教授，呃，雇主你也不像雇主，佣人你也不像佣人，是吧？小姐你也不像小姐。不，我说的是那个女性的那个 <laughs> 小姐，都不专业，都不专业。就是你，其实我觉得这个尊卑很有意思，因为某种程度上，非用。 他在人格上又是跟你平等的，当然，对吧？这是我的职业嘛。对，当他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是跟你平等的。可是人家收了这个钱，人家尊敬雇主的这种服务，谦卑的这种服务，是人家所劳有酬劳动的一部分，对吧？这个事情他是非常清楚。而且你知道，我看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关于就是中国大陆这个黑费用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报道，啊，我就发现很有意思，跟我在香港的见闻也很像。 费用有个特点，他一没活干的时候啊，老在他那个小屋里啊，就在香港那个小工人房里打电话，哗就打他就跟跟跟跟跟跟跟家里打电话。你知道，就是这个《南方人物周刊》这个统计啊，一平均这个费用啊，他那么省钱，嗯，但是他把五分之一的费用用来打这个电话费，对他来说这个太重要。他给谁打电话？给他那些姐妹，包括给他家里打打电话。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经常会听到菲佣的这个哭声，就是听到家里的人出了什么事儿啊，想孩子啊，他也有孩子，哗的那小小小屋里他哭。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他干到这样好的一个工作啊，他在精神上也是巨大的压力。对。 就是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伺候你这主人，我这样的做啊，实际上对他的精神也是个非常大的压力，以至于他愿意付出五分之一的电话费，这对他是个心理上的宣泄。他要平衡平衡心理上的平衡，包括刚才中环那种也是平衡。你比如说哈，呃，一说就说菲佣四千块钱多少年都不涨价了哈，他是没开放大大陆市场。如果开路开放大陆市场，你中环也别瞎站着瞎闹事儿，光菲佣这一条你就受不了。他坚决不开放。 香港哎，二是咱不开放。 中国大陆要向香港呃，不要向菲呃菲菲律宾开放菲佣市场，菲律宾肯定是高兴的啊啊啊！你说允许自由进入只要大陆一开，香港应声涨价，那肯定你不够使的嘛？对，就是你这没大陆多大一个市场，大陆我估计来一百万菲佣、二百万菲佣都够需要但但但是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香港多少年来它一直只开放菲佣？菲佣在香港二十万，超过所有大陆到香港工作的人，但它不开放给大陆。 你哪怕是现在，也许诱惑力不大，但是你要回到二十年前，四千块，很多大陆的人愿意去嘛。对。可他为什么不开放？你知道吧？嗯。他觉得他就是怕你们跑来跟他讲平等，闹革命， <laughs> 然后跟家里的男主人 <laughs> 还一起，啊，出不。他们认为哈，广东来的女的，别的地方来，四川来的女的，到了家里，他就香港人说搞死呀， <laughs> 他就要平等，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矛盾。 总体上来讲，这种革命性是我们经济的动力，对。但是具体在社会层面上带来了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负面。这但是你知道，这真是今日中国社会所急需。他很多人家里富起来了啊，就是说他急需保姆。可是中国这保姆忒次了。我跟你说，我有体会啊。我我妈妈病了的时候就请这个护工，我请了多少个？哎，我愿意花比谁什么比医生的工资都可以啊。 就是伺候好父母亲，我爸爸就五个六个全赶出去。你说，我说我我跟我爸说，我说你不要太严格了，他不可能，他不是我们，他不可能跟妈妈有我们这样的感情啊。我爸爸说不是，说那个农村来的，咱不是歧视农村来的哈。他说你，我爸跟我讲，你说他能到什么程度啊？说的我说我们给妈妈煮了饺子。 但我爸爸一进门，正正好正好看见他喂给我妈一个，灯自己嘴里， <laughs> 平等嘛？不是你说这就平等嘛？对不对？他他不把自己当外人嘛？相 <laughs> 亲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可是你看啊，这个过去说各安其分，各安其分啊，就是呃，如果各安其分了呀，反倒人某种程度上啊有尊严，他有尊严，人人人格平等。你要说中国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吗？ 可是我又觉得这个骨子里的这个奴性啊，这个奴才啊，这个这个这见了这个官儿啊，或者见了什么，你看看，好多人都是假假象平等。嗯，呃，平等它还有一个标志，就是人类的文明程度是不看你对上人有多好，看你对下人有多好。对，你不能骂看门的叫看门狗，对不对？这是你跟下人说话。 你跟上面呢？你不要表现你那不要把自己变成狗。我见过很多人很有意思啊，就是他这个人平时体态还是很张扬的，突然他见一官儿以后。 你怎么觉得他瘦小了呢？ <laughs> 你你能明白吗？他那个人的感觉都是往回缩着。你知道，这是我有亲身的体会，马先生，就是说， <laughs> 我认我认为这是在我的基因里，对中国人基因，我有时候强撑着、梗着脖子，你知道吗？基本上 <laughs> 到市级领导，我还能够维持人的样子。后来我发现啊，我参加座谈会，有时候我们老板领着领着我，你知道，进过那个更高级领导，我本来想我说我要保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情操，是吧？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忍不住的脊梁骨，你就缩呀，你。 你就喊，嗨，这喊，这个，这，这是后悔，你知好，不？回家就后悔，为什么？他是什么？这是文化，这不是软骨头呢？但是没办法，真到那场合，领导一来，你就嘿嘿，你这这，对。我发现这他是文化一个这是猴子在树上嘛，往下看都是笑脸，往上看都是屁股，就 <laughs> 是左右都是耳目，这是我们的基因，这是基因，文化基因改不了。 对，是吧？你说要来来来来一大领导见你，你你是，哎，这些都是这样。你的你的人的前屈的程度跟他职位有关系，哎，这个很麻烦。没错。